陆碧行看起来从来都很会生活，甚至能把琐碎的吃喝拉撒上升到美学，像个不谙世事的公子哥。这样一个人，曾经也会觉得生存本身艰难的难以为继吗？总长，总长，您。 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又不是第一次缺席联盟会议了。再说了，我们对于沃托的会议一直都是可有可无的。与其东挪西借，凑够了路费去坐冷板凳，还不如……报告，发现凯莱亲王卫队。什么？凯莱亲王？防护罩开到最大！警督，敌方火力太强了。 危机只剩一架了，所有人员转移到机甲上，紧急跃迁。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一期。 这次是否能控制得住？依靠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彩虹病毒是基本不可能的。就算是白银侍卫，如果没有抗体，也只能等死。他有没有被感染？他身体里的抗体能抵御变种病毒吗？将军，将军，伊丽莎白。在。第一，通知所有人。 隔离区按照联盟标准最高危险级疫区处理。第二，附近有条河，派两个分队严密监测周围所有动植物、土壤以及水质的情况。第三，有一个病人曾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两次离开工厂，进入银河城人流密集区。你们尽可能隔离他接触过的所有人。将军，这很难。那个人的尸体就在工厂外，他的空间场里应该有坐标定位记录。 我可以黑进银河城内网，搜索同一时段在病人身边一公里范围内出现过的个人终端信息。你需要什么？我需要一台超级电脑。好，叫赵路过来。将军，即使这样，我们人手恐怕也不够。去找赵六，人手还不够就致电基地，把整个自卫队都叫过来。还有，强制征调整个第八星系的医疗资源，做好瘟疫全面爆发的准备。李静德，你还清醒吗？ 不清醒的话，让医疗舱给你提个神。啊啊！我需要你告诉我你们感染彩虹病毒的前因后果，所有细节。医疗舱留下，所有人都搬出去，保持联系，保证这个旧工厂的能源。送东西用人工智能，人尽量不要进出。是。将军，极端情况是否考虑联系中心？不，出去，让战罗尽快。 他走的这么干脆，不抱头痛哭一下，起码也讲两句感人肺腑的安慰啊！怎么白银十位都跟你一个风格啊？如果我没有答应让陆比行出来，如果我没有选择在启明星落脚，如果我当年根本没有来到第八星系，如果我当年能果断一点，直接挟持白银要塞打进骆驼，如果如果这一切都不发生。 即便粉身碎骨，遗臭万年也无所谓。可眼下这些，都变成了一厢情愿的妄想。此刻，我只想再握一次他的手。你怕不怕？ <laughs> 你这什么破问题啊！ <sighs> 我要说不怕吧，那我可能不是智障，就是情绪障碍。 可我要说怕吧， <laughs> 那岂不是很没面子？男人的面子在心上人面前可不能这么扫地啊！将军，你存心的吧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怕不怕？肝胆俱裂。总长。 我们迫降到了启明星的工作卫星，艾玛，看来亲王卫队的人好像没有追过来。是，看来我们的运气还不错。把武器交出来，别动！反污会，别开枪，我们没有武装，我们是被袭击迫降在这儿的，没有恶意。少废话，全部押上车，走上车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上车，快点。就这样，我们被抓到了反污会的实验室里。 同行的工程院长说：“那地方叫真空管道，没人能逃出去。真空管道是瑞英堡的杰作，就是当年凯莱亲王那个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室。你是说反乌会在艾玛重建了一个瑞英堡？你确定是反乌会，不是阿瑞斯冯做的？嗯，实验室建筑外层上是反乌会的标志，没有凯莱亲王卫队的海盗旗。反乌会标志旁边还有个小图案，画的应该是个。” 人头蛇身的女人，人头蛇身，女娲计划。在实验室里，我们一个同事被带走，注射了病毒。回来之后的几天内，所有人都被感染了。传播途径是什么？应该是空气。我们从一开始就很小心，没有接触过病人的东西。这期间实验室有什么动静？有人死亡吗？他们是怎么处理死者的？嗯，实验室每天定时向我们喷洒空气麻醉。 昏迷时间在半个小时左右，这期间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，没人知道。至于死人，我也不确定。哦，最先感染的那几个人身体素质最差，发病后很快奄奄一息，然后就在我们昏迷期间被移走了，应该是死亡之前。那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我们被关进实验室的第五天，照例是被集体麻醉，但我做警督以前从过军，所以比一般人耐药性强一点，不像其他。人。 总长，大家醒醒！大家醒醒！这些仪器都是从艾玛搬上来的吗？里面没有活体吧？我们的权限是组织特批的，保密级别不是你这种级别的货色想看就看的，滚！怎么回事？副里面是不是有人？对，有九个人，但是我们都感染了彩虹病毒。什么？这艘货运机甲遭到了不明武装袭击，必须立刻逃生。 袭击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在哪儿？大约一周前吧，不知道在哪儿。但是从艾玛到启明星，应该是这附近吧？怎么了？一周前，我带人在启明星外围歼灭了一支反乌会的武装，整个舰队都让我炸了个片甲不留。也就是说，我可能亲手把关于变种彩虹病毒的一切都毁了。 你们从实验室出来就一直在机器人里面吗？有没有出来过？没有，一直到了这里才打开的舱门。运送你们的机器人是专用的医用隔离舱，病毒泄露的风险很小。看来事情没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，虚惊一场，吓死我了。虚惊，只要能控制住不让病毒扩散，那就好办了。制造病毒的人肯定有应对措施。将军，二十四小时还不够你找到他们的老窝吗？哎，我不是搞个人崇拜啊。 我觉得二十四小时都够你肃清整个八仙系的反污会了。哼，于锦都，那都谁逃出来了？海盗被团灭了吗？应该是，海盗们全军覆没，只有我们逃出来了。救我们的人也是个反乌会的海盗。迫降启明星后，他偷偷把我们送到了这里，因为这地方没有人烟。逃生小机甲上的医药包里唯一有点用处的，就是阻断，可也只有一针。 没想到彩虹病毒出现了变种，怎么会？如果如果阻断没有用，韦伯斯特的死也没有意义，他还为了我们。韦伯斯特是哪一位？是不是死于空间场的那位？他没有白死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们也不会追过来，不会发现你们。变种病毒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扩散，这才是最可怕的吧。救你们的那个人呢？ 他说：“他要先回他们的基地，找机会给我们偷一点抗体。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是变种，但是后来，好几天过去，救我们的人一直没回来。眼看总长要不行了，韦伯斯特才自告奋勇的用了那针阻断，想出去碰碰运气。”图兰是将军，去俘虏里找一个人，救你们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有什么特征？他自称。 霍普，霍普，林将军，伊甸园只是个开始，下轮到我们舍弃什么了？集合，兄弟姐妹们，手足同胞们，我们是第八星际自卫队，第八星际就是我们的故土，们在最糟糕的时候，依然留守这里。 现在是请求诸位在诸位八星境站出来的时候了。战路，你来了。先生，陆校长，已经链接到银河城内网，注册个人终端数据库，防止病毒的扩散和爆发，是现阶段的首要任务。所有人听从突然调配。是是。先生，陆校长。 病毒携带者韦伯斯特，四十八小时内经过的地区已经被全部排查。定位成功的目标将会同步给自卫队和白银第九位。好，自卫队和白银九的诸位，这次我们面对的不是星际海盗，而是一群看不见的敌人。曾经，彩虹病毒肆虐八大星系，带走了无数鲜活的生命。如今，病毒危机卷土重来，是重演旧的历史。 还是书写新的历史，都在此一举。大家都跟我来！快！我等一走走，这两头。将军，白银九集结完毕。快点！我们不是为了分崩离析的。林将军，陆老师，自卫队全员到位。所以，请务必保护好你们自己和身边的战友。希望大家都能安全回来，一起再欣赏广场上的公放小电影。是是是是是是。 霍普先生，现在彩虹病毒可能面临扩散的危险，我们找到了您救助过的人，请您帮帮我们，平民是无辜的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知道的不多，请您尽管吩咐。魏队长，消毒剂预计会在一小时之内高清，目前仍无法确认传统消毒剂是否能杀灭变种彩虹病毒，请您尽快指示。说什么？变种彩虹病毒？妈的，白银九什么时候干过这种后勤的事儿？ 林敬恒那王八蛋人呢？我我们拦不住他，不许动！唉，今天闹不好得替老大挨顿揍。干什么？都把枪放下！将军和陆校长一起隔离在林河城，这件事我跟你解释。你们要什么？啊？问你话呢，要什么？林敬恒还真以为他在这儿待了五年，就摸清了八星系的门冲哪边开了吗？啊？医疗设备。 物资能摆弄病毒的人，你们弄得到吗？啊！哼， <laughs> 要不要啊？啊，要都要，有多少要多少。给我人，三建所有人，四建一排，全体跟他走。从现在开始，全权听陆先生指挥，他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用向我请示。是。陆老师那边，您不用担心。他要是真出了什么事，林敬恒赔不起。 这一点，你们将军自己心知肚明。我不担心。我们跟这个星系都老了，我还能再让你们帮我一次吗？霍普先生，变种病毒的实验材料应该是被我们无意中毁了。如果找不到变种病毒的档案材料，启明星上十八亿人口就算完了。对不起。 是我思虑不周，我没想到彩虹病毒居然是变种。这些人简直是丧心病狂！你让我想一想，先生，全靠你了。我们的先人流亡域外，筚路蓝缕，教我们都是敬畏生命，不是不择手段的。 自己的扩张而伤害同类，白队长，这对我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。请您仔细听我说，这种背叛组织的话，我真的不一定有勇气说第二次。等这事儿过去，老宁就打断你的腰。嗯，嗯，知道了。派 <sighs> 人看好霍普。如果于威廉的描述没问题。 变种彩虹病毒的潜伏期应该是一到两天。此时刚过去一夜，我还没有任何感觉。但病毒有可能已经充满了血液。明明刚开始只是一场普通的彩虹病毒，现在现实出现变种，又说病毒实验室被毁，事情一件接一件的不对了。明明还没有到走投无路的地步，但是一桩一件都隐隐露出了厄运的行迹。 将军，如果脱下隔离服，我可以亲你一下吗？脱下隔离服只有两种情况，要么我们都没有被感染，死里逃生，一点特别的庆祝不过火吧；要么我们就都被感染了，死到临头，我也就剩这一个愿望了。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战 <sighs> 鲁，我需要一架没有人、消毒设备完备的机甲。 霍普刚才交代了反乌会老巢的坐标和路径，你相信他？你不怕这是个陷阱？他主动接受了图兰的测谎。白银九的测谎技术和设备应该是联盟顶尖的，但是，为了防止小概率事件再次发生，这次我会单独去。那怎么调查和做贼不需要太多人？我带一个战鹿就够了。战鹿，处理器留下，搜索继续。我们走。哎，搜索可以自动运行，我要跟你去。 不行。如果是我一个人困在这儿，我可能要一边写遗书一边强颜欢笑；如果是你被困在这儿，我可能已经哭了。但我们一起，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是可以面对的。就算真的走投无路，和你一起走到最后一秒，大概也是最幸运的死法了。当然，我知道你肯定不这么想。对不起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说这种损人利己的自私话。 如果你讨厌我一点，会不会感觉压力小一点？丽。我要跟你一起去。林绝对是个死到临头都面不改色的人。当年把他从爆炸的机甲里捞出来时，这个人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朝我发脾气。所以，死亡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呢？ 将军，消毒剂已经告罄了，独眼鹰那边还没有消息。我们把能隔离的都隔离了，现在主要是在等。如果再出问题，那就真的没办法了。将军，我现在临时找个神信一信，磕俩头，你觉得管用吗？你在人间老实待着吧，别把神激怒了，再招来天谴。你觉得那个霍普的供述靠得住吗？能不能估算一下反乌会现在是个什么状态？反乌会在七大星系相当活跃，就现在来看。 他们在域内的兵力已经超过我想象。如果域外还有大量军队，能放点音乐，那得有多大规模？好的，陆校长，您偏好哪种音乐？我这里有军委太空部购买的正版乐库合集，或者您也可以选择试听我自己的创作。哟，你还有自己的创作啊？闷骚的机甲也那么闷骚啊？给歌单吧。好的，陆校长，在启明星上听到了您别开生面的告白，您是在追求先生吗？ 为什么您不去找他多聊一会儿？你看他有时间跟我聊吗？我很缺乏经验呀，小战罗，有时候想不出那么多套路。刚才我为了跟他一起出来，那几句话说的太羞耻了。要再进一步，聊骚和骚扰之间的界限就不好把握了。哎，给我翻翻你的数据库，看看人类求偶的时候，除了唱歌、送花、压马路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惯常做法呀？我认为先生并不喜欢花。 比起花草，他似乎更欣赏真菌。前些日子，他刚让我把重山上的绿化带清空，要求种满蘑菇。蘑菇啊！啊，蘑菇！等等，他居然要求种蘑菇？不行，我得淡定。但是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！战龙，注意周围异常能量波动。我们正在用非常容易被定位的远程通讯联系启明星。 终止无关进程。好的，先生。顺便把您的审美情趣数据加密。聊一句看似无足轻重的话，他都记得，还在那里装模作样的看终端，明明就是心里什么都明白的。哎，刚刚说哪了？哎，都怪你打岔。哦，对了，你要给我听你的歌。嗯，童谣。小白兔，白又白，麻辣兔头。 浪起来，小白兔呀，白又白，马啦，打住打住，机甲先生，你很有童趣啊，这别具一格的灵感都是从哪儿来的呀？主人喝多说的醉话。什么？林居然会？不是先生，是我的前任主人。是陆信将军？哎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抱歉，陆校长，这部分数据是加密的。 我无法和您讨论，好吧？那你现任主人不加密吧？我们来讨论讨论他吧。关于先生的数据库非常全面，我有他从注册联盟公民后所有的信息，包括游戏记录。怎么都是操作类和经营类的游戏啊？他从来不打休闲游戏的吗？准确的说，先生从来不打带有随机性的运气类游戏，因为几乎百分之百会输。 嗯，您看见的那是相册，照片不多，不过都很珍贵，里面还有先生小时候的。战罗，哟，林将军，对待人工智能能温柔点吗？你看，战罗都自挂东南枝了，你也想挂在墙上，额角都气出小青筋了。 你是属苍蝇的吗？ <laughs> 他的笑容简直有点灼眼。将军，你答应让我亲你了吗？你没别的事了吗？我为什么要答应带你出来？是你无事忙，我猜啊，你一会儿没准还要借口把机甲武器库检修一遍，就为了不跟我独处。哎，为什么呢？怕我呀？ 我还猜啊，你喜欢我，你还在种山上给我种菜。我种什么跟你没有关系。不喜欢我吗？不喜欢，走开。唉，生命只剩下最后几天，死神在后面扬鞭催马，你还是不喜欢我，心都碎成渣了。再问一遍，你不喜欢我吗？坐下，有话问你。 你说你小时候感染过彩虹病毒，是怎么回事？他，第八星系是彩虹病毒的故乡，没被感染过一两次，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。我就随便感染了一下，不算什么大事儿，只要有抗体，睡一觉就好了。我是问你怎么感染的？怎么感染的？传统彩虹病毒就那几种传播方式吧，尘埃接触，还有。 误食带病尸体的食腐动物，那疼吗？这双灰色的眼睛，这么清澈，这就是传说中视线碰撞产生的化学反应吗？啊，彩虹病毒到了后期会钝化神经，反而像止疼药一样。彩虹病毒的抗体一针见效，一两天就能代谢完，哪来的后期？ 你又为什么会知道彩虹病毒后期的感受？糟了，我居然中了美人计！呃，呃将军，两个人如果想要发展亲密关系，是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坦诚的，对吧？既然你问我，就不应该只把开心的事分享给你。比如呢？你是默认吗？默认和我发展亲密关系？ 你为什么会知道彩虹病毒后期的感受？ <laughs> 彩虹病毒最早是意外从凯莱亲王的瑞银堡实验室里流出来的，你还记得吧？嗯，当年的凯莱亲王，也就是那个阿瑞斯冯的父亲，斥巨资给瑞银堡实验室。我相信他的本意肯定不是要研制出一种瘟疫病毒。如果他只是个变态杀人狂，那这个成本未免太高了。嗯，确实。所以，彩虹病毒的作用是破坏。 包括机体的各个器官、免疫系统，感染者神经钝化，痛觉几乎消失。如果此时移植器官排异反应会降到最低，那么在彻底破坏之后，下一步该是什么？你是说重塑、进化，把普通人改造成超级人？哎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相关文献。彩虹病毒除了恶意破坏机体之外，还能造成细胞退化为未分化前的干细胞。只可惜，很快会被杀死。因此，我猜。 彩虹病毒是个半成品。嗯，如果我没记错，瑞英堡后来给凯莱亲王家族陪葬了。对，但是一些人超脱物种的野性没有消失。你是指后来的女娲计划是瑞英堡的余孽？第八星系革命胜利，正式归属联盟，瑞英堡被付之一炬。这个女娲计划销声匿迹了许多年，可能在域外，也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地方。我不清楚，我老爸做走私武器生意，人路很广。 得到了一条线索，但是他没有声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。据说我母亲快生下我的时候，她乘坐的新舰出了事故，我老爸赶来的时候，她已经，而我剖出来几乎就是个死胎。出生后的前五年都是个箱中之脑，我老爸私藏了女娲计划的病毒株。 花了足足十五年重塑了我的身体。你可以说我是个人造人，是特修斯之船。彩虹病毒在第八星系杀死了三点六亿人，救活了一个我。我生来就亏欠这个地方。 又无从说起吗？还是被格里夫压的时间太久了？哎，先说好，以前的事你听过就算了，不用安慰，也不用可怜我，不然跟你翻脸，我翻脸很凶的。当前腋下体温三十七点九度，低烧。 再举步维艰，再难以忍受，他这一生大概也要像开了弓就永远不能回头的箭矢一样，不停地往前飞。否则，一个懦弱的逃避者，该怎么面对不惜私藏病毒株的独眼鹰？怎么面对那三亿多张消失在尘埃里的面孔？又怎么面对阴冷的地下室里被剥夺了一切的人形怪物们呢？